锵锵三人行，我今天呢，这个看着一个可以说是个很小的新闻，呃，甚至是一点儿也不出奇的新闻，嗯，可是这个新闻呢，让我联想起这个最近我个人这个受的一个一个一个触动吧。什么事儿呢？就是在这个浙江啊，在浙江宁波，呃，二十号吧，这个月二十号，三月二十号啊，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从十三层楼上跳下去了，啊，就是跟爸爸妈妈吵架，大概是为了什么上网之类的问题，蹭一下就窜出去了，就就就就就那当然就身亡了呗，身亡了。你知道，我从这问题，我倒不是说想在讲他们就咱多俗气，聊什么青少年教育或者什么社会问题，我想的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的一个老领导跟我讲啊，就是就说是我们过去的这么一位一位故人吧。 啊，我们的一个一个过去的老朋友，嗯，夫妇俩就是现在陷于这种哀伤之中。说什么哀伤之中？你就你就想想啊，十八岁的儿子，十八岁啊，这儿子养到十八岁，很优秀的这个孩子啊，跳楼，跳楼自杀。你说现在就一个孩子，我就说他这个父母亲，孩子要十八岁，父母亲也得四四十几，那么。 哎呀，这个让这个父母亲怎么样的这个承受？你看，我听了说了之后，我就觉得有时候人生当中碰到有些事情啊，你连安慰，嗯，都没有办法这个安慰，嗯嗯嗯。在在在美国，哎，这今年这有一部电影嘛，主要就是讲一对夫妻，是 Nicole Kidman 演的嘛，对对，演的不错。大陆不少的翻译做什么？就是讲他们一个四四岁的小孩，然后呢，一个男孩。 在家外面哈，追了一只狗，他养的宠物嘛，这只狗，结果冲出马路被车撞死了。然后整部电影呢，就是讲他们夫妻怎么面对这种事情哈。后来他们很多方法，其中一个在美国比较普遍流行，就是那个互助团体。对，每个礼拜就去啊，大家都有相同的悲痛经验的呃父母亲分享，一直来互相支持啊，这是一个。 后来他真正想表达的另外一个，就是就是说，那个女的跑去找开车撞死他小孩的那个人，那个也是一个十十七岁的年轻人嘛啊，跟他谈话，了解他的心理状况啊，透过其实那种美国的西西方的宗教的伦理了，透过宽恕接受来解开自己心灵的伤痛哈，在美国或者说其实很多地方了。 都是鼓吹用这种方法，你不要逃避他，要面对他，原谅他，接受他。我这听是谁呢？写杂文说呢，说好像是金庸老先生，也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对丧子之痛？那么他到后来，我看他接受访问，他就是说，这也挺有意思。他说就是呃，他说读书啊，说你这个人如果能爱看书，这是你度过痛苦的。 呃，反正对他来说，嗯，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我不知道文道，文道，你这是修佛的了。但这个佛，佛就是说解脱痛苦。啊，对不起，那么在文道回答这以前，我想讲完金庸的故事哈。你是想说金庸是说靠读书理性上面来解脱是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靠读书，他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你有一个读书的这个习惯啊，对，那么他可以在你很痛苦的时候，也许。 帮上你的忙，因为这个呃读书啊，是不是真读进去了就能够有暂时的一段转移的这个时间啊？没有，他那个故事啊，我想为什么要打断呢？不好意思，是说金庸那个说法是说也是江湖传说了，好像他在访问里面也不否认这种事情。他当时有个小孩嘛，也是自杀嘛哈，非常不幸哈。后来他除了说读书，特别读佛经，学佛修行哈，从理性上面来。 开脱理解个事情以外，据说还有一个事情，他去算命啊。其实他以前也算过了哈，呃，没，后来他再去算哈。他说以前算过，他不放在心上。后来他再去算算来确认一个事情，因为算命里面那个批出来的命书是说，哎，金庸先生，你那个命中只有一个儿子。他当时不相信。 他说：“讲乱讲不灵验嘛？我明明有两个小孩，怎么会说我只有一个呢？”啊，后来就发生这个悲剧，但他就明白了哦，原来命中注定啊，明明我有两个，呃，结果呃，没了一个，只有一个。他是另外一从另外一个途径来觉得这是命，这个也是一种啊，叫理德心安，嗯，心安理得。有的时候啊，自己找着了一个理，嗯，它是个安定的方法，嗯。但是这文道也跟我们说一说。 可是问题是，我我常常在想，比如说我们失去一个挚爱的人，或者失去某些东西，那个痛苦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呃，什么叫你失去了？就假如你从来不拥有的话，你怎么会失去？你拥有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关于一些的跟他相处的经验，一些记忆。但那个经验跟记忆并没有失去。 所以，我常常会，因为我也失去过一些我所爱的东西或者生命，但是我常常在想，失去本身是什么？呃，我们仍然可以理性的去分析，但这个分析，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比如说，你碰见一对这个父母，嗯，就这样这个啊，这个孩子啊，出了这样的事情，呃，你对他们怎么说呢？你怎么安排？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就会跟他说，这个。 从我们佛教徒的眼光来看的话，走了的人就已经往生了。你唯一做的就是希望他往生散去，你你也做不到什么。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你要想的，就是你没有失去什么。他跟你在一起这些年来，给过你很多的快乐，有时候不快乐，但都是很宝贵的经验。他你也给了他很多东西，哪怕生命非常非常短，他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对你也是。 生命并不在乎长短吧，就有的人活得很长。那假如我这样反问你了哈，假如我碰到这种情况，我说我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未来的东西，我未来计划跟我小孩几岁，我要看着他大学毕业，看着他结婚生小孩，那个愿望本来计划中的东西我没有了，我失去的是那个部分。 谁来还？这就是我们佛教的根本的地方了，就是所你所计划的未来，从来还没发生呢。但是他是你的愿望而已，是你这个想法而已。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说的啊，就都有点叫什么呢？太上忘情，不是有句话那么说吗？就是太上忘情，什么最下不及情，就钟情之人正在我辈嘛。这是一般人呐，他这个感情的这种疼痛啊，这种伤害，你知道？我觉得啊，身和心。 是一样的，就是说啊，身呢啪给了一刀，他就流血，他就伤疤，然后整个人就萎萎靡、萎缩，心受伤啊，那个感觉是一样一样的。甚至呢，比如说我经历的那个痛苦啊，在最痛苦的时候是生理性的，就是特别痛苦的时候，真的是，你比如说我可能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呢，我知道我这个心脏啊是真的疼。 想起这个事情啊，心脏就是真的疼。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避免。我记得，我就记得我当时在这个，我就痛苦的就是无以名状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哎呀，有一个知心姐姐就给我打电话，就当时就感觉啊，就是我就觉得得到一点安慰。她就说：“文涛，我现在都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说：“她说我完全都知道。”她说：“但是没有办法，可是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就是忍忍下去。他说：“你看啊，你失去了一个什么？就像是说，他给我打比方，像是说你动手术，你长了个六指儿，你你多出来个手手指头，或者说你有个癌肿瘤，他切除了吗？他切除了，那你以为能不疼吗？对，这个你现在啊，这个命运安排你失去什么，到最后都会证明是合理的。那么你你你呀，就在忍这个疼，手术后的这个疼痛。” 那么你像你真的动了手术，那那不得忍吗？那能怎么办呢？你你只有这样。那么但是我就告诉你，最后会慢慢的就会减缓，慢慢的就会好起来。我就觉得，不过我不觉得刚才我说那个只是一个很高妙的道理。事实上，我安慰过一些我认识的朋友，他们都能接受这样的方法，因为道理给人一个道理啊是很重要的。嗯，你有某个见地之后。 你看很多东西看法不一样，但更实际的其实还有，就比如说各种宗教都会有很多的仪式，你让他念经或什么做一些仪式感强的东西啊，起码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其实就跟金庸先生讲读书一样，他当然也是一个天赋过人的人，也许才能在这时候仍然读书读得进。但是你有一个东西让你暂时吸引你的注意力，投入某种的情绪跟意志在里面。 是能够让你暂时缓开一些东西。不过呢，我常常想痛苦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学佛的人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要摆脱痛苦。那佛教当然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老是说诱惑、罪恶的诱惑是以各种面目出现，蛇是很狡猾的，对不对？嗯。但其实啊，我们虽然没有这种诱惑的百姿百态的东西，但其实我想讲痛苦这个东西啊，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他也是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面貌出现，有一些痛苦太古怪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些人，呃，他甚至是爱上了痛苦。那我就是，对吧？ <laughs> 他是自虐那种。呃，是是是。对，那我就我就是这个，这个玩意儿有一个呃意意思啊。根据这个阿成老师的这个大脑心理学的一个，不是大脑，那生理生理生理学研究，他呀。 你比如说，当我们产生悲壮这种情绪，为什么？因为这个大脑里啊，在这个前额叶区啊，痛苦中心、痛苦中枢和快乐中枢离得非常近。所谓比如说快乐，所谓比如说性高潮吧，其实是一种反复刺激之后，神经信号不断传导啊，产生的一种放电现象。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性高潮的时候，乃至于会哭泣？是因为他离得太近了，他这一放电呢，旁边的痛苦中心 <laughs> 触动了。 所以，卡夫卡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就说人的大脑里有一个房间住的快乐，一个房间住的痛苦。就你高兴的时候，不要笑的声音太大，免得把隔壁吵 <laughs> 醒了。指的就是这种相关效应。哎，这个真是，咱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事儿啊，我就老是有这种感触，就是你像这种十十五岁的孩子跳楼了，十八岁的儿子这个跳楼了，当然就说，我有时候就想跟这个小孩们就说，当然咱这节目小孩们也不看是吧？可是真的是太自私了，你知道吗？就是呃前一阵我还看一新闻，四个小女孩四个小女孩为了证明咱彼此的友情。 哎，你你对我是不是是不是好姐妹啊？药店也是，怎么能让这小女孩买一百三十片安眠药要自杀？幸亏最后都救救活了。可是就说这种，你就完全就就是这你这个父母亲呢，你的家人呐，你你这么死了，你这个太自私了。我就我始终觉得，甭管说你，咱们所以啊，我是为了给大家看一段这个教大家别跳楼的一个 <laughs> 短片啊。 但我觉得这片子做的有个逻辑错误，他看到了沿路几楼几楼几楼几楼几楼，他还想珍惜生命，晚了。对他他这个片令我有个感觉哈，我记得听过一个说法，你说自杀的人很自私吗？其实他们自杀的时候想的不是自私，他们感觉到自杀的选择自杀的时候是他们最充满力量的时候。对，为什么呢？ 比方说，刚才看那个片哈，最后那句话是什么？说，哎，你们不要自杀。当你们想自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什么家人啊、父母亲多伤心吗？有部分的自杀的人觉得，我就是要他们伤心。 我无路可可逃了，我没有其他力量了。比方说，我被同学欺负了，我被父母欺负了，感觉哈被老师欺负了。我唯一选择是说，我自杀之后，让他们内疚，让他们难过，让他们伤心，那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感觉充满了力量。当然，必须说那是一种误解哈。他们而且特别啊，自杀的可能是年龄上面比较弱势哈，或者说在学校在很多环境里面，他们是弱者嘛。 他们真的在他们眼光里面找不到其他的呃还还手的还击的力力呃管道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哎，你越提醒他，哎，你死掉之后，你家人很伤心，他们越想去这样做。我完全赞成。为什么我不是很赞同？常常劝一些想自杀的人说：“你别那么自私。”呃，这种讲法，它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一个人是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 现在叫你别自私，叫你想想看你爱的人，他们多难过多伤心，是想用这些社会网络这种种的关系网住你，嗯，不让你摔出去。嗯。可是呢，比如说像读社会学一定知道，涂尔干自杀论里面，他固然有说这个社群的这种力量能够使得一些自杀不容易发生。 但是这种社群的密度太高，嗯嗯，也同样会造成自杀。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最近大家都在谈的日本的这个社会啊，嗯，他们就是个密度很高的一个社会，呃，他们那么守秩序，那么规矩，平常每一个人做任何事都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我对别人千万不能惹麻烦。但是这个是个自杀率非常高的国家，是，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想，一个人他恰恰就是觉得太束缚了。 家人压力太大了，社会周边看着他的眼睛太多了，他才越想走啊。我看过一些这个书，我知道这个自杀呀是个哲学问题，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讲都很难对他评价。那么，爷爷历史上也有一些著名的自杀，对吧？这个都很难说。但是要照你们这样讲，就是啊，就是要不说，我觉得佛教最牛的，就是人生是苦，嗯，这个这个苦集灭道嘛，第一个真谛。 他就是苦，有些个处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有些个痛苦是必然承受的，对吧？你简直，你比如说这个就行格势尽，这个人不死简直不可能。好，但是他一死，多少人又要为他的死承受着承受不了的这种难过。所以我觉得你要活着，你就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就是你就得按照佛说的。 首先，人生是苦啊，它本质就是一个苦嘛。可是，可是，人就经常被鼓励追求快乐嘛，哈。特别像年轻人自杀，他不会想到说，呃，人生是苦这个东西。他可能从出生那一秒钟开始，父母亲的宠爱，万千宠爱在一身，他就是要追求快乐，快乐。他怎么会想到啊？ 突然，我要面对人生是苦这个道理了。就像我可以做个见见证嘛。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自杀哈，想那时候也是被父父亲的责全压迫，呃，没有压迫了， <laughs> 误会。比方说有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我姐姐挨骂了，哎，怎么我挨骂了？看不开啊，我愤而自杀。当时想了就是说，我死给你看，死了你就难过了，死了是我对你最好的还击。 那结果也当然幸好我选错了自杀的方法嘛， <laughs> 我选择上吊，而且就跑进厕所用卫生纸来上吊，这 <laughs> 一一掉就已经不想死了一个死法。 <laughs> 没想到那时候没人教我，幸好没人教我，就死不去。后来慢慢活过了，那时候十三岁，过了三十岁还不懂什么是苦，过了四十岁还不懂。 直到过了四十多岁，特别看到文涛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苦绝望。 <laughs> 那每次碰到他，他都说苦啊，佳慧博士我没错，哎，所以呢，我倒觉着我还不得忧郁症， <laughs> 因为呢，我已经预知，就是我已经打了这个底儿了， <laughs> 活着就是受罪来的。那我整天觉得在享福啊，你道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灭苦啊解脱，但是我能够就是说有所分享的，就是为了很多啊，我就觉得受了很沉重痛苦的人吧。就是我当年在我自己最痛苦的时候，我曾经看到一段话，对我呀有一点这个作用，所以我想让他们这个打字幕啊，也你们可能觉得有点学生腔，但是呢，就就总算是当年我觉得帮过我的这么一段话吧。呃，我也送给那些在受苦的人啊。那么看看这段话。 在这个可悲的世界里，哀伤降临在所有人身上。它伴随着极度的痛苦而来，除非时间消弭了一切，要得到完全的慰藉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一项错误。你当然可以再度快乐起来，请了解这点，这一铮铮的事实。 可以让你目前不再那么痛苦，这是我饱经忧患的肺腑之言。亚伯拉罕·林肯，嗯嗯，本来很快乐的，太沉重， <laughs> 听完还真的感觉苦，好沉重。人你看啊， <laughs> 人总是想欢笑，做节目啊什么的，大家都是为了开心、开心、开心。可是实际上啊，人的这个底儿啊是苦的。对啊，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苦的出现的方法太多了。 就算你以为你很开心的时候，你也其实也在受苦，是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人去玩去旅行，觉得好快乐，但是他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稳，说不出来在什么地方，除非很仔细你才观察得到。那种不安稳可能表现为就是说，哎呀，这个假期快结束了，哎呀，回去又要怎么样了？就等现在像你刚才讲，在性高潮之后，很快一种虚无感就出现了，没错。 那么种种这种细细微微的不满足、不安定，对现在的快乐的不完全不肯定，这也是一种苦。照人家这个佛教的讲法啊，就说你人类说的这种快乐，其实只是一个痛苦状态的暂时减缓。嗯，你就觉着乐了。你比如说，你就说这个什么性高潮啊，你看，实际你是忍得很辛苦，对吧？到最后突然间。 不用忍了，你你实际上是这个难受的劲儿啊，突然解 <laughs> 释放了，哎，你你觉得你以为这就是乐泰怎么可怜了？那我觉得听起来， <laughs> 我感觉我真是太太太悲剧了，太绝望了。我刚听闻到说，还有你说那性高桥之后，我的感觉空虚哈。他 <laughs> 往往是性高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就担心了哎。